第八十二集，两人不说话，也不放手，一路沉默的牵手走回家。进门以后，油虫去洗澡，林和熙留在客厅沙发里和狗玩上几分钟，转而想起画不见的事情，又拿出手机找到美院团委成员的电话号码拨了出去。等待对面接电话的时间里，林和熙拿着手机走进卧室里，卧室的灯没有关。 林和熙一眼就扫见落在床边的睡衣，尤虫去洗澡却没有拿要穿的衣服。林和熙走到床边，拿起他的睡衣，恰巧此时电话被接通，他拎着睡衣直起腰来，张口要问话的去向。抬眼就见对面的墙上多出了什么东西来，暂时忘了电话还在接通状态，他凝神朝对面的墙上仔细看去。 然后看见自己那幅从橱窗中消失的画，此时正好好的嵌在画框中，被人挂在他们卧室的墙上。挂画的人是谁，自然不言而喻。林和熙无言的沉默两秒，向电话那端的人道歉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打错了。”他挂掉电话，又对着墙上的画看了看，最后还是忍不住弯唇笑起来。 将手机丢在床边，林和熙脱掉自己的上衣和长裤，带着油虫的睡衣，赤脚去敲卫生间的门。你的睡衣忘记拿了。里面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最后停在门边。卫生间的门被人从里面拉开，油虫从门内伸出手来接。林和熙把睡衣放入他掌心内，人却没有离开。 而是顺着对方往门内缩回手臂的动作，挤开浴室门走了进去，抬脚踢上浴室门的同时，语气带笑的转过身来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自己解释的还是不够清楚，所以现在来跟你解释。视线扫过他光溜溜的肩头，尤虫慢慢开口问：“你要怎么解释？”“我用身体来解释怎么样？” 他语气轻缓，尾音微微上扬。毕竟都已经在林图面前放过话，回来以后不做点什么，就是言而无信。尤虫定定看了他片刻，最终还是没能忍住，修长的手掌附上他后背的肩胛骨，低眸朝他的嘴唇覆过去。林和熙却陡然伸出双手捧住他的脸，拦下他靠近的动作。今晚第三次问他。 你先告诉我，你有没有生气？尤虫的声音低沉而缓慢。有一点。林和熙笑了起来，松开手，吻住他的嘴唇，吐字含糊的问：“你需要再听我解释一遍吗？”尤虫皱起眉来。不需要。林和熙又问：“那你现在还生气吗？”不生气。 尤虫的动作顿了顿，继而更加用力的吻了回去。比起生你的气，对方嗓音沉沉的解释：“我更加生三个月前那个我的气。”一个星期以后，楼下的房子转租出去，林和熙把所有行李都搬去了尤虫那里。搬完东西的当晚，尤虫有朋友在星期八包场过生日，叫他过去玩。 林和熙跟着也去了，来酒吧给那位朋友庆祝生日的人，多数平日里都和尤虫有来往。尤虫和周轩前脚出现在酒吧里，众人后脚就涌上去，将两人团团围住，询问他们的近况。林和熙毫无跟上去凑热闹的兴致，朝回头找自己的尤虫摆摆手，就在后方自行找位置坐下来，拿桌上果盘里切好的水果吃。 见游虫没有任何要答话的意图，周轩只得轻哼一声道：“哼，他忙着谈恋爱，我忙着吃狗粮。”游虫和林和熙谈恋爱的事情，在场的人也都略有耳闻，除开最初的震惊以外，无一人不在心中暗叹林和熙好手段，竟然也能把游虫追到手。众人还想从周轩那里探听到更多细节。 周轩适时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表情，不要问我，想知道就问当事人。数道目光齐刷刷投向周轩身边的尤虫。尤虫见状也只漫不经心的扬起眉来。周轩最近狗粮吃的太多，也想找个女朋友，你们谁有介绍的吗？周轩目瞪口呆的望向他。 还没来得及出声否认，就被那些要给他介绍的人殷勤包围。尤虫站在后方嗤笑出声，转身就把周轩丢在这里应付其他人，抬腿去卡座区找林和熙。顾不上追过去控诉尤虫出卖兄弟的恶劣行为，周轩连连摆手推拒那些询问他喜好的人。眼见直接牵线不成，又有人委婉道。 平安夜，我们学校旁边会有很多联谊活动，很多表演专业的妹子都会去。轩哥，要不要过来玩玩？周轩终于耐心耗尽，沉下脸色道：“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没兴趣。”众人这才悻悻打消要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念头。再说林和熙那边，仅仅是低头看手机的短短数秒时间内，身侧就有陌生漂亮的女孩坐了下来。 林和熙习以为常，学校里的人碍于他那不怎么好的名声，不会刻意去接近他。脱离学校的范围，鲜少有人能仅凭他那张脸认出他来，自然也就时常会有不少人以各式各样的理由贴上来。他掀起眼眸，瞥向身旁的人：“车里有人了。”常来酒吧的女孩显然也不是什么脸皮薄的乖乖女。 当即就面不改色地抬手搭上他肩头，笑盈盈的道：“ <laughs> 这不是还没有来吗？”拨开他那只手，林和熙道：“空座位还有很多。”“别的我都不喜欢。”女孩甜甜笑起来，歪头注视他：“ <laughs> 我就喜欢你坐的地方。”林和熙一偏过脸，正眼看向他，唇角轻掀道。 我有伴儿了，女孩一愣，不甘心之余又怀疑他是不是在故意撒谎搪塞自己，忍不住又道：“ <sighs> 有了，也能再换啊。”林和熙不再搭腔，视线越过他肩头，投向他的身后。女孩有所察觉，顺着他的目光回过头去，看见有人停在自己面前。对方个子很高。 背光站立，五官轮廓看不太清晰，言简意赅的朝他道：“让一让。”女孩瞬间了悟，面容不悦的蹙眉，指着林和熙另一侧的空位道：“那边也能坐。”游虫的声音里染上淡淡的压迫感：“让开！”忍不住又瞥一眼他的身高，女孩还是起身给他让出座位，转身朝林和熙另一侧走去。 林和熙伸手拦住他，再次咬字清晰的提醒：“我有伴儿了。”女孩停在原地，余光不经意间从坐下的油虫脸上扫过，没了阴影的遮挡，她将油虫的长相看得清清楚楚，又临时改变主意，走回油虫面前，语气软软的跟他道歉。一眼看出他心中想法，林和熙从旁插话道。 他也有伴儿了，女孩问：“在哪呢？”林和熙没有接话，指尖按住尤虫的下颚，将对方的脸稍稍掰过来，凑进去亲了亲他的嘴唇，最后才转过脸来轻笑道：“ <laughs> 在这里。”女孩恨恨咬牙，暗骂一句倒霉，放弃原有的打算离开，跟过来目睹全程发展的周轩。 被他们旁若无人的模样刺激的浑身寒毛直立，嫌弃又不悦的朝尤虫道：“我真就是你们谈恋爱的工具人。”尤虫面不改色：“我不是让他们也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吗？”周轩闻言嗤之以鼻道：“切，我真的要找，还需要让他们介绍？”林和熙慢悠悠的开口问：“那你找到了吗？”周轩脸色青了青，看向他道。 你不说话，没人帮你打哑巴。林鹤西轻轻笑了一声。